锵锵三人行，文道啊，哎，咱们这个舒婉呐，咱们舒婉平常咱们都是在单位里见他哈，这个工作当中这个飒爽英姿的，嗯，实际上你想不到，人家还是一个舒婉的妈妈。 我熟婉的妈妈，我就我生了一个小孩也叫熟婉吗？其实很多女强人说是女强人， <laughs> 那这儿子绝对是生命第一位。所以你看班都不上了嘛，这个早就迟到早退的， <laughs> 这又要回去了。刚从台湾回来又要回去，他的儿子又回台湾了。对，五岁的儿子，你知道，就像跟我们大陆人比，我觉得对他这个台湾人细腻到什么程度？嗯，他要给他的儿子办这个五岁半趴，知 <laughs> 道什么叫五岁半？爆料，什么叫五？五岁半。 要办一个 party，对，五岁要办一个趴，叫办 party party，然后五岁七个月又两天又， <laughs> 为为什么是五岁办要有一个 party？哦，我跟你讲，五岁呢是这样。 小孩子你也不能年年办嘛，又要浪费钱，而且他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记得住嘛。而且养成他太享受，会觉得似乎年年都该如此也不太好。嗯。但是这五岁呢，其实除了你是说，与其说给小孩子，倒不如说是给自己的一个肯定跟一个特别的纪念。哦。因为我发现呢，五岁的小孩很特别。 过了五岁这个阶段呢，他开始慢慢脱去那种北逼的气息，开始像一个小男童，似乎对这个世界，因为他的叙述能力、表达能力开始更成熟了，甚至也可以很完整的去说出一个故事。这个世界开始在他眼前成型了，他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阶段呢，啊，我们让他去第一次为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一次这个 party 去规划。五岁的小朋友已经有能力喽，他他会告诉你说，我想要在哪里办。 我想要请小丑叔叔变魔术，我想看到谁，他都会自己有一些能力。那从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也可以理他的这个生成长到底怎么样？还有啊，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以前觉得这时间真的好快，我怎么觉得才抱在手上，转眼之间都已经五岁了。他们都讲啊，就说这个孩子五岁之前呢，你一定要特别珍惜。对，你就他能抱啊，能抱在怀里，能那个小人傻乎乎的叫你玩，是吧？ 五岁以后啊，他慢慢的他就大了，所以你这相当于一个提前的小成人礼，他就是这么个概念。而且他的儿子很早就成人了，我跟你讲，何说？他儿子在公司里面已经很出名了。哦，就我听过不不止一位我们公司的女同事啊，我们那些美女主持人呢说过他儿子的意识。啊，他们好几个人都问过他儿子啊，说，哎，你是喜欢在香港还是喜欢在台湾呢？他儿子，我喜欢在香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香港有妈妈。 哦，这样的还有呢？他说还有你啊， <laughs> 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帮你儿子谁啊？抠女已经开始。然后我们公司所有的女主持都非常迷恋他的儿子，变得就是你看这抠女的。那你对你儿是要加强性教育。哦哦，这个我已经开始心里有底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这个，我特别重视小孩星座，我也不是说特别迷信，但你知道星座都是那种统计学的概念嘛？嗯。因为他是双鱼的。 哎呀，我就很怕这个双鱼，两条鱼啊，而 <laughs> 且这种双重人格，而且相反的，非常内在矛盾冲突的。 <laughs> 对你说谈到性教，因为他是男生嘛，其实我是一直很喜欢女孩子的，没压力嘛，觉得说女孩子挺好。女孩子话，妈妈我们就直接跟他讲了。但男生的话呢，哎，不要以为五岁的小朋友就可以不要理他，只是小 baby 哦。五岁早早在他们大概三四岁的时候，因为他就喜欢妈妈，妈妈帮忙洗澡。从他第一次开口问我说：“妈妈。” 为什么你身上有那个，我没有那个？ <laughs> 你为什么我们长得不一样的时候，哎，那你怎么说？我就觉得时间到了，该是把他 交给他爸爸。其是你摆出立法委员的姿态，孩子 <laughs> 上一课是吗？ <laughs> 没有没有，他我们就是先要还是要回答他，一定要回答他。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小孩子在问过程当中发生疑问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觉得他很小不懂。No，就是你一定要把正确的情况告诉他。可是你不能不可能用很深奥的言辞啊。但是你永远不要自己糊糊弄他，就是用一个什么童话故事或是掰他说啊，你长大就会了解等等之这样他永远都不了解。你你总不能让他到以后摸索发生的问题。 之后才来告诉他，都会来不及。你看哈，你看这个前一阵，就是我们朋友当中啊，有一位年轻的爸爸，他呢就是有个小儿子，大概就是两三四或者三四岁，这个这个这个岁数对吧？他性教育，你知道吗？他思想啊太前卫，呃，他的这个事儿啊引起了我们的一个争论，你们可以评价评价他这种方法啊。他觉得他就发现这个他小孩啊尿每每每次尿尿都得什么把嘛，妈妈给他把尿，他说这个。 不不会像男孩子一样撒尿啊，这是爸爸的职责呀，对吧？我得给他在这个传帮带啊，对吧？于是呢，他撒尿的时候，他上厕所的时候， <laughs> 就把他小儿子带来。其实他也是想观摩一下，观摩一下，就是你现在还不会尿尿，哎，你看爸爸怎么尿，解开裤带，这下，哎，尿。说你看你的就是这个样子，爸爸就是这个样子。你知道他的小儿子脱口而出一句什么？指着他爸爸那地方，头发。 头发， <laughs> 小安，你知道吗？他以为这个地方是头发啊？然后呢，接下来他又说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不长这个，对吧？慢慢的你就长。他就拿着他的这个这个东西啊，在这个厕所里啊，就在洗手间里，就给他小儿子这么传帮带啊，就告诉他，你看你的这个小鸡鸡啊，现在是这个样子，呃，像爸爸一样大的时候呢，你小鸡鸡就会怎么怎么样。 那是纯科学派，是。但是后来我们这个在座的有这个女性同胞都认为说你这个有这个，虽然你是父亲呢，但是你会是变态，就会认为他变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理解。哎，你们就就觉得觉得小孩看了心里受伤害。能能这么教小孩子吗？就是说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将来你也是能大能小，但是呢，你现在没就能这么教吗？ 可是不会啊！可是我我们家的宝宝他门道就是这么教出来的，是吗？ <laughs> 不是，就没人教我自修的。 <laughs> 自修来的，对。自修。也这样教怎么样呢？是是过分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我们家宝宝也会问那个毛发的问题呀。那我们就跟他讲了，就说像他就会有一天，哎哎，小小朋友真的他就自己照镜子会这样。有一天他这样，我说你在做什么？他说就是这样，对着照脸，就讲说说。 妈，妈妈，我长大了也会有胡子，对不对？我就说对啊，然后就知道说长大就会有啦。所以他再有一次，他下次再跟你们大家比较，比如说大家游泳的时候换装的时候他就会说哦，你有那个，我知道了，我长大也会有。这样就很，他就觉得这个很 easy 自然。就是你如果特别好像吓到他，或让他觉得怎么样完了，他如果特别把他当回事，然后觉得好可怕，父父父母亲有时候，我觉得最重要你。 涛哥，你刚刚讲到一个，我觉得父母亲的态度很重要。嗯，不论小孩子以后过生长过程当中发出什么童言童语让你吓到，父母亲第一时间一定要非常的镇定。对。你要很镇定，好很理所当然的告诉他，他也不会吓到，会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？否则他也会觉得很奇怪的。嗯，我为什么说起这个事儿啊？因为啊。 一般媒体啊，都是关注这个热门话题哈，都在热门话题。呃，其实呢，我也想关心一下这个一个冷门话题。嗯。呃，过去啊，我们有一个电影，那个老电影的名字叫做《被人遗忘的角落》。嗯。我现在发现呢，真的是有一些被人遗忘的角落。这个新闻呢，当然都是个案，但是把它汇集起来啊，你觉得有情况？什么情况呢？这个小学老师猥亵。 班里的女生，嗯，这个事情啊，我下面你说，哎，首先是香港报纸一下从台湾方向上，哎，书馆这边， <laughs> 现在就是你看人家在香香港报纸标题说的好，就两岸现寿尸啊，嗯，这禽兽就不是驯兽师，两岸现寿尸，台湾出现了一个新北市的一个五十岁的老师，对吧？这个受害的女生全部不满十五岁。 他就是这个摸摸弄弄亲吻干什么，就让学生叫到办公，女生叫到办公室，最后被揭发。这个老师说，我是向这个小女孩子表达父爱，所以岛上就大哗。对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个大陆这边也不输给他们。对，就轮到你们山东了，山东，山东卫视报道的嘛，山东济南市齐河县一间小学，五十多岁姓徐的小学老师，好家伙，班里的女生成了他后宫了，多年来三十多个女生陪睡。 就是他到底干什么？这个这个咱们的没有详说啊，至少就是女生都在忍受这个猥亵。这据报道，他这个徐老师啊， <laughs> 徐子东老师 <laughs> 已经要求学生陪睡许多年。 <laughs> 三十？不是，我要说清楚，跟跟徐子东老师无关，这是三中济南这个徐老师。哎，这个还不算最狠的。嗯，我跟你说，北京怀柔。 北京怀柔某个小学的音乐老师，现在是大概有也是几户人家吧，但好像就涉及到六户人家还是九户人家嗯，上音乐课。你知道我我为什么说是被人遗忘的角落呀？因为这些情节啊，我很难想象在大城市，比如在香港、在台北或者在什么上海这样的中心，就因为太怎么可能？因为你像他的情节，啊，嗯，这个老师弹钢琴的时候让全班同学嗯面壁。 面壁，然后呢，叫班里最漂亮的一个女生过来啊，过来啊，叔叔这个看看你骨头长得好不好，就就搞这个，就骨骼惊奇，能弹琴是吧？没错。然后呢，这个有个同学不是面壁吗？呃，这同学谁转身，这老师还玩闻到咱们这禅宗的棒喝，拿木棒子棒，不许回头，就是冲着墙，他就这么搞搞小女生啊，我就我。 这个其实不，我也要话说回来，你们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归到这个台湾跟山东去， <laughs> 香港也有，香港常有，而且是香港是平均大概半年左右就会爆出一单这样类似的新闻。这个应该说是对孩子伤害是是是非常大、极大的。但是你看，我关心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被人遗忘的角落。你看啊，当然你说香港啊，那你像在大陆，我感觉到它出来新闻呢，往往比如说在郊区县。 或者在这个这个偏僻的农村，也没有什么人，你知道吗？等于说这个这干了这种事情，怎么都不会被人注意到？他比如说他睡了许多年，或者说你看这样明目张胆，全班同学面壁，他上音乐课这么搞女孩子，嗯，怎么就没人知道吗？一个东西啊，有没有人知道啊？首先是我们对这个东西，平常我们怎么认定他感知它？ 具体一点讲，就是为什么总是当然大城市也有类似的东西，但好像农村乡下这种事，好像有时候情节更可怕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。对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可能是这种地方啊，大家平常就很少讨论什么叫性骚扰，嗯，很少这个社会上不太认知到哦，老师会搞孩子。 小女生会有危险，没有这种认知，所以当这种事出来的时候，哪怕有一些蛛丝马迹，其实说不定同学、家长偶尔会听说些什么，但是他没办法很准确的马上把它捕捉到那个概念里面。你不像像香港、台北的话，如果说有家长发现这个孩子不爱忽然不爱上学了，说特别不喜欢上某个老师的课，说讲到你问他怎么回事，你觉得他眼神有点古怪，很多家长其实会猜到。 但是我想，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，平常如果大家对这个东西，你是看不出来的。怀柔这个就是是怎么就是怎么发现呢？就是这个小，我觉得小女生她面临这个的时候哈，嗯，但是我是男生，我不能理解，就是说，呃，你比如她的反应，她也不跟家长说的，她就说我不想去上音乐课，嗯，对，哎呦，你说这个家长还说怎么就不上课呢？怎么不上课？推着她去上课，你你想她就不说，就这样，哎，你们为什么是这样呢？ 我不一样啊，开玩笑。你从小他他不是这样，他老师他感觉他小时候如果遇到这种事，他就盼着上那个音乐课。哎，哎呀，我最爱上音乐课，音乐老师，音乐老师。 <laughs> 对，我觉得这个是认知上了，因为我小时候本来就比较男孩子气，我真的还常问我妈呀，女生真的好麻烦呢，为什么我不是男生？我会钻回你的肚子里面，再把我变成男生再生出来？对，女生还 <laughs> 可以站着尿。我小时候当男生可以站着。我我讲真，我小时候真的都是跟跟男同学打架那个，而且还很有异性，你知道？ 男生常常会。 性教育出出萌的开始，男生爱玩，他会滑垒，跑得很快，滑垒唰，然后看那个女生裙裙底风光。就后来呢，我们那时候就想出一个方法，就叫女孩子都把那个运动短裤都先套在里面。对。然后我每次看到有人做这种事，我就换我去棒打那个，我还把男同学骗到厕所去关过呢。哈哈。 <laughs> 对，就是有这种。所以。对，所以我说台湾男性有点过分温柔，也是被书啊这么培养出来的。不是，所以你刚刚提到我们先去一下广告。 <laughs> 好好。像像三人行广告之后。 为了让这个大家提起警惕啊，舒婉也准备今天这个有勇气敞开心扉， <laughs> 披露当年他一段不堪回首的这个往事。我我我这人呢，我要我要我就我一定要说真话，说实话，要么我就不讲，我就那种人。对对对对，我就讲，我要我就讲，要我就不讲。对，那我呢就是说。 你们看，像我这种个性啊，就是即便即便 <laughs> 不是，就即便如我，我小时候还学过跆拳道，我是咖啡带的，我第一次生平咖啡带的，对对对， <laughs> 有有有，还有咖啡色的咖啡带的，咖啡带，对对咖啡色。 <laughs> 即便如我第一次碰到那种被骚扰的情况，我也会愣住。哎，当时什么？我真的会愣住，我呃，我很快速的讲，第一次。 中高高中的时候，公车上我就觉得很多人嘛，拉着车，想奇怪，我怎么觉得臀部温热的感觉？觉得怎么那么热嘞？就我就直觉嘛，我的手就摸。 哎，我竟然抓到一只手，我抓到那只手的当下，我真的心脏整个快要跳出来哎。然后后来就你就已经吓到了，这只手还软了，抓住了那个人的手，回头过去看，好那个人长得好黑哦，所以感觉像好像是当时那个社会上的。你就能接受吗？ <laughs> 不是不 <laughs> 是，他就可能是有点像是外籍外劳那种外籍人士的那种。我整个人愣住了，然后可是我还是只还是告诉他说你在干什么？哎呦，就我的个性对，都有我那时候是觉得温热，然后手摸抓到一只手，回头。 你要干什么？然后呢？那个人好像吓到，然后就脱了手要走。我那时候很想讲说，司机停车，是是是，哽住我的喉咙里面。就后来呢，我一看，哎，其实应该要到个警察局，我都想到了，但我做不到。我想到要这样，我就是做不到。然后后来等到公车停了之后，我下车，我看那个人也不见了，对，不见了之后，我就飞奔跑回家，跑回家之后一进门，全身发抖，我就开始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然后我爸又冲出来，发生什么事？我就跟他讲。 刚才公车上有一个什么，是噼啪噼啪讲，我爸听到哇，立刻冲出去。那时候家里那个很快嘛，他骑机车一路追那个公车，想要去找那个人，那是谁？然后事后我爸回来就把我带到书房里面去，好好的跟我说：“他说女儿啊，你遇到这种事情，你一定要当下反应。他说你可以叫司机开到警察局停下来，你就大叫，你一定要先大叫。你如果没有大叫，根本没有人知道。可是呢，那一次之后，我我就一次，就让我在心里我就记下了。后来呢，当我…… 到就是到台北去就读高中，就远远赴家园到台北读高中。第二次的时候，我是看到学妹，哦，我看到学妹被色狼欺负的时候，我就一把火冲上来，结合自己，就是我觉得这跟我之前那个受伤的那个经验有关，我就立刻冲到前面去，我就把那个人手打开，而且我跟学妹讲到：“学妹，你。” 屁股被摸了，我说你为什么不叫呢？我就对着那个人一直骂，你那个大色狼，那死色狼，大，我就在公车上歇斯底里的去大骂那个色狼。然后那时候旁边人当然就七嘴八舌，然后大家就一开始很有意见，说叫那个司机赶快把车什么开到警察局去。然后就把就真的是开到那个警察局附近。后来那个人到底怎么样跑掉，我有点印象模糊。因为我骂完了之后，我心里很高兴，很激动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有一点点那种，那这但是太兴奋吗？兴奋过了头，已经后面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反正。 可是那次之后，我稍微心里有一点平衡了。我似乎对我之前的那个被骚扰的那个伤害有一点点释怀了，因为你又做了一件事嘛，把它找回来了。对，所以你看，即便是我们，我我这样的个性，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，我也会愣住。你就可见多少妇女忍气，不能不是妇女，多少女孩忍气吞声。其实说起来，我也有一次我骚扰人的经验， <laughs> <laughs> 也是心里很不平衡。变的，就是大概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吧。 那那时候就是就是你刚刚形容那男生刚刚开始性启蒙，要台湾我们真的很流行，就华磊去看人家裙子， <laughs> 真的有。我们不止看，我们还要动手，还要去摸人。嗯。那那时候我们先从头开头，对，我们男生是互相摸，你知道吗？啊。就小时候台湾男生喜欢玩女人叫玩烟，你记不记得？玩烟。对，就很喜欢的，一只手护着自己那儿， <laughs> 一只手呢却拿手刀一样就劈人家的，这叫烟。要要说把人家撸把。 对阿鲁巴，抓去撞墙，抓去撞墙撞柱子。对，一人一一一人抬着你右脚，一人抬着你左脚，就要铲阿鲁巴冲啊！对对对对，很流行的，撞个半死。天然后呢，我们都是这么念出来的。台湾男人不容易吧？然后呢，那时候呢，我们小时候一帮男生玩。然后后来有一天呢，大家就哎，那女生，你看我们去搞她，然后去 <laughs> 去去追那些女生，然后女生吓得在校园里面到处跑。然后后来终于有个女生被我们扑倒了。 扑的，对，然后呢，跟着我们就啊，快抓他屁股，怎么样？然后就我们一人去抓他一把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很记得呢，那个女生后来成年人犯罪，对，没错，过你们了。 <laughs> 对，然后我记得当时呢，她就倒在地上，然后她就坐在那，她就哭。呃，后来老师就问我们怎么回事，那当然给我们很大的处罚。但是他坐在地上，他就那么低着头哭的那个情景啊。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我直到今天都没办法原谅自己。虽然你会觉得啊，那好像小孩胡闹，但是我我自己觉得那样的一个，我不知道会对那个女孩造成什么。虽然后来看起来没事，但是我真的是一辈子都记住那个。对，为了这个罪啊，闻道遁入空门。 <laughs> <laughs> 什么遁入空门？成千万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啊，文道姐说起来要现场画一下。对对对，我就说到，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念小学跟初中的时候，我们这些男生小流氓像 manga 一样那种，嗯，跑到厕所打架，然后你有时候在里面胡乱画些东西。最流行那个是什么？我们学英语课的时候开始画，教大家学一个字 s s w y， <laughs> 啊，这个这四个拼这四个英文字母该怎么写呢？正确的写法是这样的。它是这是人体密码啊，s。 S W <laughs> 哦，哎呀，呵呵呵，哎，哎，真你笑，哎，大家能看出来，勉强能看出来一点 <laughs> 意思。哎呦，这玩意儿有点毕加索呀，毕加索的风格嘛，就是 S S W Y。我们小时候上英语课的时候，我们就跟老师讲，老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对，把老师都气 <laughs> 又又而且小朋友想象的女人很丰满嘛，啊。 哎，我叫妈妈，我要问， <laughs> 不是？将来有天你儿子，妈妈， <laughs> 就我问你啊，儿童在这个五岁过了之后啊，他往往对生殖器啊比较好奇，那作为妈妈你怎么对待？他问我什么我就答什么喽。哎，我现在也是这么个态度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就是潜在的，我应该把孩子当成一个成年人，就是你懂不懂也好，但是呢，我不跟你说假话。对，这很重要，但是呢。 碰的问题就是说，碰到一些来自成年人社会的这些这些袭扰，你发现没有？像这个玩小孩子，所谓娈童啊，嗯，有人说是过去讲什么道德败坏，现在也有人讲是生物生物性的什么因素，包括西方的一些什么神父，这不也是西西西方很耸动的大案？文道现在对这事儿有定论吗？我对这事儿没定论，有研究吗？还写过什么？ <laughs> 我我没写过苏颜这这都画出来，没有 <laughs> 他说，因为他遁入空门了嘛，不不不，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我是想说，像这种事情，我想自古以来其实一直都存在，但是问题是，所谓的娈童啊，它复杂的地方在哪？它有时候是有个文化的背景在，没错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去看一些古籍的记录啊，你会发现像以前一些呃社会有很多十二三，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。 珍宝总动员结婚去世